一起敬拜他。虽然雨水带给我们不方便，但是在圣经里面，雨水却是上帝赐福的记号。所以有一首短歌叫什么？是福如雨下啊！上帝的恩典似乎好像雨下一样。感谢主，今天是第一个主日，我们聚集在主面前敬拜主。 我们也在开始我们的爱宴，圣诞礼拜过后，我们有爱宴。我们也看到一般弟兄姐妹们做服饰的工作，他们挂做这个爱宴服饰员，服侍弟兄姐妹，就等于是服侍上帝。然后我们也感谢上帝，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会有一些不同，会有一些改变，目的就是更多人参加侍奉。所以今天大家来的时候会收到一个崇拜服饰轮子表。 我们看到会有新的人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祷告都成，求神使用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服侍，因为我们服侍人，我们就是服侍神。今天我们崇拜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第一个不同的，就是在我们的知识崇拜与音乐施工主席妙琴姐妹的带领之下，我们的崇拜服侍员今天他们的穿着是非常端庄的了啊，那些不小心那些衣裤。 被洗衣机洗到脱色了，还是洗到洗到破洞了，就没有再穿了。我们看到男的系上这个领带，那姐妹们穿的端端庄庄，做好准备，透过诗歌带领我们敬拜上帝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么今天就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题目，叫做彼此交接。我们来做个祷。 附身呐！师傅这段的时间，你自己圣经的话发出亮光，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。既然你选立，放我们在这个教会，主啊，我们同心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也同心要建立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将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教会，感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有的教会出现这种现象。 新的人来做礼拜一段时间，离开教会以后就不来做礼拜了。那有一些教会呢，他们有人在教堂门前欢迎人来做礼拜，但是却不知道有人从教堂后门出去离开教会。所以这些教会的情况是什么呢？人数一直没有增加，甚至做礼拜的人。 越来越少。可是刚才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不一样啊！耶路撒冷教会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增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记载，那一天约加了三千人。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单单只是男生弟兄。 就增加了五千，如果包括姐妹、包括孩童，那就不止了，超过一万人了。然后丢了，到了第六章记载，信主的人数目加了很多，哎，没有讲几千，没有讲几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加进来的人太多了，算不清楚，算不了啊。然后到了二十一章记载说什么？记载说。 犹太人中信主的就有几万人了。犹太人那包括不包括非犹太人呢？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看到，耶路撒冷教会人数不断的在增加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人数一直在增加呢？我们读的这段新闻，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因，四个字，也就是今天这个题目叫做“皮此交界”。 圣经里面记载，圣灵降临那一天，门徒们有人听了彼得的讲道信主了，信主多少人？三千人呢？意思是说，三千人在同一天的时间加进教会。那么这三千人不是大家认识的，这三千人是来自世界各地，他们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啊。而就在那一天，他们信主了。 所以这三千人，他们一定是彼此不认识的。但是，这三千人他们信主之后，他们一定互相来往。我去你那里坐坐，你来我这里聊聊。要不然，三千人不认识的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互相来往的话，第二天恐怕这三千人都散光了了。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，什么叫做彼此交接？原来。 彼此交接就是指指什么？指信徒间的团契啊！信徒间有团契，而这个团契彼此交接，一定包括三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叫做彼此认识。几天前，我接触到一个一一个一个新的人吧，我邀请来他来做礼拜，我就告诉他啊，谁谁谁谁谁谁谁来做礼拜，然后我也告诉他。 我们的教会呢，这个礼拜有三个礼拜，星期五晚上的，今天早上十一点的，还有今天下午三点的荣誉崇拜。我邀请他来做礼拜，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参加下午三点的了。”哎，我还惊讶，我就问他：“为什么参加下午三点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某某人参加下午三点的，他是我的。” 同学嘞，我说哇，他讲同学的时候，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们去活动，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，参加一个宴会，我们都希望有认识的人呢。如果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不见得会喜欢去呢。同样，弟兄姐妹们，人来教会做礼拜，教会的人需要彼此认识。 有新的人来了，也希望有人认识他，或者教会里面有他认识的人呢。可是你知道，今天教会有一个现象，希望不会在我们上一堂发生。有的人来教会做礼拜，来几次了，可是人还都不认识他，没几个人认识他，除了牧师。有些人还是把他们当作是新来的人呢。为什么？没有人去认识他们，所以有的人来几次礼拜。 他们就不来了。我做牧师这么多年，我最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新的人来了，礼拜一次又一次，没有人去问候他们，没有人去认识他们，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呐！弟兄姐妹们，今年我们又再一次举行爱宴了。爱宴的目的是什么？爱宴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机会彼此认识啊。 爱宴不是当今我们没有午餐吃给大家吃，不是爱宴的目的就是彼此认识。所以，当我们有这个爱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些比较面生的、比较不很认识的弟兄或者姐妹，我们不妨走一走，我们不妨跟他讲几句话，我们不妨跟他讲一声平安啊，那就彼此认识了。感谢赞美主，彼此认识。 这是耶路撒冷教会给我们看到的，每个来做礼拜的人，我们要记得，他们都是上帝所爱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他。每个来做礼拜的人都是上帝所爱的，我们要认识到。第二，彼此相交、认识，不一定有关系呀。就好像我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认识他的，但是我们跟他没有任何个人关系。 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想到彼此交接的时候，我们说第一步就是彼此认识。可是还要进一步彼此相交，那就是圣经里面说什么？我们是与神相交，我们也是与人相交。We are fellowship with God, 也 fellowship with man。我们一来到礼拜堂，一见到我们的教堂，我们就看到十字架十字架在我们中间。 那表示意思是什么？那是提醒我们，今天我们来做礼拜。我要与上帝建立关系，透过诗歌、祷告、圣经的话，一次又一次做礼拜。这位看不见的上帝，哇！原来他在我生活当中，他在我心中，他对我说话，他在我每一天生活当中，他引导我，他安慰我，他加给我力量，他医治我，他建立我。哎，这位上帝，我们就跟他这么样建立起个人关系了。 这位上帝不再是听见的这个上帝了，这位上帝而是什么？而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上帝。但是十字架是竖的，还有横的啊，那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也要与人建立关系呀。所以来做礼拜，除了唱诗，除了祷告，除了圣经的话，我们要关心其他的人啊，我们注意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呐，我们跟他们建立个人的关系呀。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、文化、宗教的国家，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我们国我们国家很流行一个节目，是其他国家没有的。那是什么？叫做 “Open Door”，开放门户。哇，开放门户的时候，你华人过年，开放门户的时候，印度人来，马来人来，orang asli 也来，这就一个什么？一种交流。 教会也是要弟兄姐妹们，神的爱领导我们。今天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有这个开放门户。那开放门户是指什么呢？指探访，指家访。可是当我们一讲到教会探访、教会家访的时候，应该是三方面的：第一方面，牧师探访弟兄姐妹们呢。 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说了，去年二零二零年，我探访了一千零十三人次，这不包括不在家了。如果包括不在家的话，那肯定超过一千三百次。好像昨天我探访五个家庭，但是我走了六趟七趟。那我也电话问候了一千零四十一次，英国、美国都打，我记得打给茂。 骂骂文生呐啊，没文高他的孩子的时候在英国，我时间弄乱了，打他的时候，我问他你这个时候现在那边是几点？他说现在是凌晨一点多啊。我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边是白天，你那边是半夜一点多啊。他说不要紧，牧师，我刚刚好祷告好要睡觉，结果就在电话里面跟他谈，为他祷告。弟兄姐妹们探访，电话问候，我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要认识。 我要关怀，我要在电话里面祷告，所以 M C O 那几个月时间，我打了很多电话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接到电话，我在电话里面祷告。这是关怀，这是建立，这是认识。第二，信徒探访信徒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圣诞节我也说，我这次再回来做你们的牧师，我感到心痛一件事，什么心痛？ 有些人过去是跟我们一起做礼拜的，今天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做礼拜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商一堂今年几岁吗？几岁？懂的人大大声讲，几岁？能不能上一堂给你们搞的搞位了没啊？啊，我们的教会商一堂今年九十九岁，妈你妈呢？血八会。 萨拉对怎么这样讲呀？一百岁了，在明年我们要庆祝我们宣教社教一百周年。纪念，做爸爸妈妈的，做爸爸妈妈的过年过节，最希望什么？最希望孩子回来呀！同样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今年开始，我们有这个目标。我们九十九岁了。 慢点慢，小教会的我们要更多的关心，更多的探访，更多的鼓励，更多的扶持，让更多人回来回家做礼拜。我们一起明年，我们迎接我们的上一堂一百岁这个感恩庆典啊。第三，信徒探访信徒，信徒探访牧师。 弟兄姐妹们，牧师探访弟兄姐妹们，弟兄姐妹互相探访，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探访牧师，也要探访牧师啊！来看看牧师养的鸡、鸭、鹅、火鸡，也不可以呀。那是关怀牧师，也为牧师祷告啊！啊，今年啊，下个月就是早年了哈。今年农历新年，我们的成年团，我们的妇女会多了一个活动，那是啥呢？ 那是什么呢？拜年，拜年，拜年。这也是弟兄姐妹们互相的探访啊，还有弟兄姐妹们探访牧师啊，在这个佳节的时候彼此认识，分享佳节的喜乐，也彼此带到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拜年的时候不要忘记牧师啊，啊，牧师就是在牧师楼，就在这个后面，你们不要说找不到牧师楼啊。 青少年人、小孩子，你们也记得来个牧师拜年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一个家，属灵的家教会，我们要彼此关怀，彼此认识，彼此相交。第三，彼此相通。这个相通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生命的成长。你看耶路撒冷教会。 圣经记载，这些人三千人信主。他们信主之前，他们对信仰一无所知啊。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，感动了，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做。他又问彼得：“彼得啊，我们要相信耶稣，但是怎么相信耶稣？什么叫做相信耶稣呢？怎么表示我已经相信耶稣呢？”所以这三千人什么都不懂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三千人他们受洗之后，他们却成长的很快。 而且不是一个人成长，彼此成长。所以圣经说，在生活上，他们互相的关怀呀。那么在信仰方面，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基督论，叫做 Christology。我们研究基督论、读神学，我们是从使徒形状开始的啊。还有在这组织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他们有那种规矩，有那种团体性的这个纪律生活，这叫做成长。 你看彼得怎么说？我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读到这些圣经，我就背起来。因为说什么？你们就要在我们主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。知识，那是指我们查经，我们认识头脑很多关于圣经的知识。恩典呢？那是我指我们每一天可以经历经历的。啊，主的爱，主的看顾，主的保守，还有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。弟兄姐妹们。 可能有时候我们有很多这种知识，好像在艾培克说的，我们认识上帝只是 know about God。我们需要要恩典的经历噶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每一天的开始，感谢赞美神，主与我同在，主给我力量，主给我平安，主医治我，主给我安慰，这就是经历。我们要在什么？要在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，但是要记得。 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：“你们呐。”彼得教会说：“你们。”彼得不是说你，不是说他，而是说你们。那意思是说，今天我们一起做礼拜，我们一起生命成长。所以我们来做礼拜，我们要关心啊，关心。哎，今天没有看到什么人，哎，怎么没有看到他来做礼拜呢？有一个电话问候他。 找个时间探访他，这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我们互相的扶持啊。我们要大家一起做，这是耶路撒冷做的。如果说这是牧师的工作，我们教会不会成长的。我们关心，我们一起来，感谢赞美主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认识彼此交彼此交接、信徒间团结的三个层面。 彼此认识，彼此相交，彼此相通。认识而认识他，相交跟他更进一步的认识个人的关系，相通在信仰上一起来成长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段的视频啊，看一段视频。 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我到处走走的时候，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神，发现一座堂上上面写着“献给卫士的神明”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。我现在向你们宣告，你们要敬拜释放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。阿了，可了，好，关掉，了。 <laughs> 这是二零一九年，我走保罗宣教走的路线，就是希腊，还有这个土耳其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希腊，那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号到了这地方，他们说牧师，你现在来讲道。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？一千多年前，保罗传福音来到这个地方。 这个地方叫做雅勒巴谷。这个地方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所记载。保罗这边讲了一篇非常伟大的讲章，这是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七章。我刚才是模仿他的讲章。那么在这篇讲章里面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。然后接下来保罗再讲什么？我们的上帝。 是我们生命的救主。再接下来，保罗讲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我们的神是我们生活的主。”在这篇讲章里面，我很喜欢保罗讲的这句话。我的祷告也常常用这句话。保罗说什么？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。 我们的生活、动作、全留所做的一切，神在引导着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，他是我们生活的主。既然没有一件事情是 accidental 的偶然的，那我们今天在一起做礼拜是偶然的吗？没有偶然呐！今天我们在一起做礼拜，乃是神的恩典、上帝的爱，把我、把你、把他、把我们放在一堂。 给弟兄姐妹们，哎，这是我们神的恩典、神的爱。那我们来到上一堂做礼拜，我们怎么只能够自己呢？我们要顾弟兄姐妹们，彼此认识，彼此相交，彼此成长，同心同工，建立我们的教会，让更多的人加进教会。主是负大家，这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。 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一定选这首诗歌。难道我就空做双手建筑吗？今天我们唱，我们唱完三届之后，我们才唱副歌。这首歌的由来是有它的意思的。有一个人，他生病在医院，牧师跟他传道，他信主了。哇，他很高兴，他很高兴，虽然他病很重，他很高兴，他接受洗礼，非常喜乐。 可是过了一个礼拜，牧师又去看他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满脸愁容的。牧师奇怪，然在那礼拜信主，受了蛮许多，在那跟那面高贴的来问他：“牧师啊，我信主了，但是现在我身体病痛，我不能够侍奉主啊。那我这样死了，我不是空手见主了，我都没有主为主做一点东西呀。” 哎呀，这句话就感动了牧师。牧师就说：“我用你这句话写一首歌，以后凡是有人因为这一首歌归向你，因为这首歌心里面活着侍奉上帝，他们的果子归在你的名下。”哇，这首诗歌很有意思。Am I going e m p t y h a n d 难道我就空手见主吗？就帮助我们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做个祷告，祝啊新的一年。 我要释放主，我要敬拜主，好。我们站起来唱好吗？如果你站辛苦，就不会站。主若今日借我灵，还我难坦然，见诸法。 早真报香入县城初最大白首，绝向昔日虚度光阴，前世奇缘。 青山白昼将尽，尽心就人等着来。 人依然来归，耶稣在龛旁守奠。